据说墨索里尼问这个自己的将领：“你怎么打败仗？”将领回答说：“我们没法进攻希腊境内有芬兰部队。”大家都知道，芬兰军队在苏芬战争当中狠狠教训了斯大林嘛，打出了国威军威，以骁勇善战闻名欧洲。所以墨索里尼要求芬兰政府从希腊撤军。芬兰政府经过一番调查，说我们没派过军队啊 我们也没组织过志愿军，雄赳赳气昂昂挺进巴尔干呢，啊，没有啊！一调查说只有三名芬兰士兵和三名军官在希腊当志愿兵，啊，估计是去旅游的时候回不来，顺便留在那儿了。于是回复说我们没有部队，只有六个志愿者。 莫索里尼更生气了，发电报给芬兰政府，我指的就是这六个人，是吧？怎么这么不明白道理？以后别随随便便让军人出来旅游，你这签证咋发的？影响国际局势咋办呢？仗打到这个份儿上，靠自己没啥指望了。希腊更牛逼啊，在英国支持下造登陆艇，摆出一副要越过亚德里亚海进攻意大利本土的架势。这时候法国人就悠了他一幕法意边境上立一块牌子。 上面写的什么呢？希腊人，别追了，这儿已经是法兰西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整个意大利都会被希腊占领。这儿法兰西了，别追了。墨索里尼一看，玩砸了，怎么办呢？只好向希特勒求援。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献了。那您得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。希特勒呀。 对这个这个这个墨索里尼的球员啊，是厌恶至极。你他妈的成事不足是败事有余，狠狠的骂了他一顿啊，亲娘祖奶奶的骂，一佛出世二佛升天。希特勒这个时候紧锣密鼓准备巴巴罗萨计划，我要打苏联，你给我来这么一档子恶心事儿啊！真是不怕狼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不过思前想后，还是答应了，得援助一下意大利。为毛呢？ 老希这么仗义吗？不是啊！希特勒要阻止英国开辟巴尔干战场，守住罗马尼亚的普罗耶什地油田，才能控制地中海，保障德军入侵苏联时侧翼的安全。因此，希特勒在四零年十一月四号决定介入希腊战役。英国军队当时在四天前进驻希腊的克里特岛啊，以及这个米克诺斯岛。希特勒计划经过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入侵希腊。一九四一年三月初。 德军在威廉·李斯特元帅的率领下，调遣三十万大军进驻了保加利亚。四一年三月二十五号，南斯拉夫政府被迫签署德意日三国轴心的这个协定。不料二十七号，南军中的亲英派发动政变，夺取政权。新成立的南斯拉夫政府呢，拒绝跟德国结盟，反而呢跟苏联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。南斯拉夫发生的突然政变，让德国大为震惊。 希特勒召开紧急会议，决定修改单独进攻希腊的计划，连南斯拉夫一起揍。四一年四月五号深夜，德军对希腊和南斯拉夫同时发动了进攻。希腊方面，德军从保加利亚发动突袭，机械化部队和坦克师从背后包抄了进入阿尔巴尼亚的希腊军队。正跟意大利军队交战的希军因侧后受到威胁，被迫后撤，但为时已晚，陷入了重围之中。 尽管西军英勇作战，但是呢，还是被各个击破，是吧？躲进了奥林匹斯山区。面对德军的凌厉攻势，英军是望风而逃，仓促间丢弃了大量装备。到了四月十八号晚上，坚决主战的希腊首相克里奇斯自杀。二十号，被围西军主力向德意军投降。二十三号，希腊政府签署了投降书。一个礼拜，希腊就投降了。但是希腊投降的时候。 有一个条件，意大利人不能参与受降。为什么呢？向他们投降，我丢不起那人。于是，这个在轴心国举行受降仪式的时候，意大利军官被德国同行礼貌而坚定的请到隔壁喝咖啡去了。星巴克，我请，去吧。第二天啊，这个德军就突破了英西联军的这个防线。二十七号占领雅典，三十号占领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。 四万一千英军和部分希腊军队经过这个海路撤退到了克里特岛，德军伤亡一万一千五百人，希腊军队二十二万三千人被俘，英军损失了一万两千人。但是仗没有打完啊啊！至少英国人还在希腊的克里特岛啊！啊，英军早在三九年就宣布援助希腊，声称。 我们会动用一切力量保障希腊和罗马尼亚政府，在希腊政府的准许下，英国军队四零年十月在克里特岛登陆，让希腊政府能够把驻守此地的第五克里特师增援本土，援助希腊的决定是丘吉尔做出来的。实际上呢，当时英军已经在北非跟意大利交战，英国没有足够的军力同时在北非和巴尔干半岛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。 即使英国能帮助希腊抗击德国进攻，也没有能力越过巴尔干进行反击。德军进入希腊南部之后，希特勒本想停止巴尔干战事，但是呢，德国空军将领在思考以空降作战的方式夺取克里特岛。他们认为，允许英国人留住克里特是在背后留一颗钉子，应该夺取克里特岛，结束巴尔干战争，然后才能抽身对付苏联。 克里特岛位于东地中海、爱琴海和地中海交汇处，地中海第五大岛，爱琴海最大的岛屿，西临马耳他，东临塞浦路斯，西北距离伯罗奔尼撒半岛只有九十公里，南与北非重镇托普鲁克隔海相望，距埃及亚历山大港五百六十公里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。 如果德军占领这个岛，既可控制东地中海，威胁英国在地中海区域和中东的阵地，保卫罗马尼亚油田免遭英国空袭，又可以把这个岛作为入侵中东的前进基地。而对英国而言，克里特岛是保卫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前哨阵地。这克里特岛啊是个长条形啊，可以讲是欧洲文明的起源，东西长、南北宽，总面积八千三平方公里。 全岛地形崎岖不平，山峦起伏，陡峭难行，岛上交通不便，通信联络比较困难，这些都不利于英军抗登陆作战。克里特岛四五月份的气候晴朗少雨，对控制制空权的德军实施空降作战非常有利。这个时候，根据德国空降兵创始人第十一航空军军长斯图登特中将的建议。 在克里特岛实施一次真正大规模空降作战，以证明空降部队的战略价值。斯登特后来晋升为大将，是纳粹德国唯一的空降兵大将。在戈林同意之后，斯图登特当面向希特勒汇报，获得了希特勒的首肯。四月二十五号，希特勒下达了代号为“水星”的作战指令，规定呢用空降部队为主占领克里特岛。 到了五月十六号呢，英军击落了一架德军侦察机，被俘的飞行员供称说，攻击将在未来四十八小时之内开始。所以从五月十七号开始，英军全面进入最高戒备状态。五月十八、十九号，德军空袭频繁猛烈，英军侦察机也发现德军在希腊南部机场集结了大量空降部队和飞机。 但是由于英军在该地区啊，这个航空兵太过薄弱，几次轰炸效果并不明显。但是这个德军俘虏的口供并不确切。水星行动实际上是五月二十号全面展开的。德军突然出动五百五十架运输机和六十架重型滑翔机，投下了一个空降师，扑向这个英国在西地中海的最后据点。这时候。 守岛英军大概有三万人，包括一个新西兰师、一个澳大利亚师和一个坦克旅。守军面朝大海，但是呢，没有看到春暖花开，看到的是从背后从天而降的德军。打到了五月二十六号，新西兰师濒临绝境，师长下令丢弃装备，人员从海上撤退。 但是海滩上全无遮拦，白天根本无处躲避空袭，只能等天黑之后趁夜色撤退。这个时候，岛上其他守军也打不下去了。五月二十八号到六月一号，类似敦刻尔克的海上奇迹再次上演，英军四个晚上救出了一万六千五百人。不同的是，这次德军伤亡也不少。 克里特岛空降战役历时十二天，以德军占领该岛告终。在战役中，德军阵亡、失踪大概四千人，包括第七空降师师长萨斯曼少将；伤一万人，损失飞机二百二十架。德军唯一的这个空降师第七空降师在战役当中遭受重创，伤亡超过五千，将近全师四分之三。 由于德国空降部队在这次战役当中的巨大损失，克里特岛因此被称为德国散兵的坟墓。克里特岛上英军阵亡一千七，伤一万五，海军伤亡两千，合计一万八。希腊军队被俘六千，伤亡三千。英军在克里特岛进行的抵抗，实际上呢挽救了马耳他，因为经过这场战斗，德国没有空降部队可以参战了。 这次战役失败之后，希腊本土被德国、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瓜分，德军占领了很多战略要地。希腊被占领期间，面对极权统治，很多人因困苦、饥饿而死亡，导致希腊民主军的建立。他们对占领者发动游击战，建立情报网络。令人称奇的是，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对纳粹国会的发言当中，表达了对希腊军队的赞誉。 他说：“从历史公正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不得不指出，在我们面对的所有敌人中，希腊士兵在战斗中格外的表现出他们高昂的勇气。他们只有在继续抵抗是不可能或者徒劳无益的情况下，才有条件投降。希特勒命令所有被俘的希腊士兵在被解除武装之后，即释放或遣送回国，因为他们的英勇。” 据希特勒的这个最高统帅部参谋长、陆军元帅凯特尔说，希特勒希望能给希腊人一个光彩的和解协定，以表示对他们英勇抵抗的敬意和无可指责的反抗。毕竟，这都是意大利人导致的问题。受到这个希腊抵抗德意两国入侵的鼓舞，丘吉尔说：“至此，我们今后将无法再说希腊人英勇般的战斗。” 因为此时希腊已经沦陷，但更多的英雄们将像希腊人般战斗到底。在回复给希腊国王乔治二世的信中，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说：“所有的自由民族都对希腊民族的英勇和坚定不移感到深受鼓舞。”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 关注微信公众号“曾氏小记”，或访问“曾氏小记”资源网。